第三部分，第十三到二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三点吗？改了，三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。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十三。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 可以出发了吧？马上，再拿些吃的就行了。少拿点儿，别带太多。我知道，就拿两瓶水，两包饼干。男的希望女的怎么样？ 十四，油箱里剩的油不多了，看看哪儿有加油站。前面就有一个，大概有四五公里远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刚才我还有点担心，怕开着开着没油了。我们先去加油，航班是十点的，来得及。难道刚才担心什么？ 十五，你会游泳吗？当然会，我是在长江边上长大的，小时候常去江里游泳。真的？那会不会很危险？江边长大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，没什么危险的。女的认为什么很危险？ 十六，对面新开了家饭馆，你去过吗？去过，那儿菜不错，特别是烤鸭，服务态度也挺好，就是去晚了要等座位。那我这会儿去，估计有很多人了。是，你想去的话，要早点出发。女的觉得那家饭馆怎么样？ 十七，你今天打扮的真漂亮，有约会呀？不是，下午有家银行通知我去面试，所以就打扮了一下。银行挺好的，紧张不？不紧张，这是我这个星期的第四个面试了。女的今天为什么要打扮？ 十八，你怎么这么兴奋？不就是收拾完房间了吗？你猜我收拾房间时找到什么了？难道找到钱了？你真聪明！我在咱们床底下找到一百块钱。一说起钱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昨天衣服口袋里少了一百，那就是我的钱。女的怎么了？ 第十九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人们在喝酒时，用眼睛能欣赏到酒的颜色，用鼻子可以感觉到酒的香气，用嘴能尝到酒的味道，只剩下耳朵没事做，所以他不太高兴。可当我们一干杯，杯子就会发出好听的声音，耳朵一听到就高兴起来了。 这也许就是中国人喝酒时总喜欢干杯的原因。十九，人们干杯时会怎样？二十，这段话。 主要讲中国人喝酒时。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从中国的最南边到最北边有五千多公里。 因此，南北方的气候有很大区别。南方很多地方的冬天一点儿也不冷，温度跟北方春天差不多。二月份的时候已经很暖和，可以只穿一件毛衣了。树开始长出新叶子，路边的花也开了，非常漂亮。所以，很多北方人都喜欢这个时候去南方旅行。 而南方人也喜欢这个时候去北方滑雪和看冰灯。二十一，南方很多地方二月会怎么样？二十二。 这段话主要介绍什么？